我们翻过高山，翻过地狱，一步一步地爬出来，向着山的那边路的尽头，却发现终点一无所有。 是否需要医疗帮助？不用，帮我把实验用的镊子和玻璃片拿过来，我得把头发保管好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保管。帮我拿些树枝，还有一台打印机，我要把这根头发封存起来。 昨天写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？删了吧。这是我第一百次删自己的笔记了吧？这镜子里的人是我吗？ 算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来访人薄荷，登记身份为您的学生，是否接待？不。监护人义务提醒：《联盟未成年保护法》规定。 《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》联盟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监护人的联系联盟法令全部删除。 <sighs> 你们，陆老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怎么瘦成这样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哭。 你们修好的机器人吗？谢谢了，进来吧。老师，我们来帮你，行吗？我们来帮你一起修复战炉的系统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陆老师，你让我帮你倒咖啡吧。行吧，那以后端咖啡就交给你了。 来访人过客，登记身份为您的学生，是否接待？陆老师，陆老师，你们来了。陆老师，我们带了点小装饰，可以帮你装点一下屋子。谢谢，进来吧。嗯，从那天起，我们四个每天都会到陆老师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哪怕是打扫一下卫生，陆老师也重新把自己收拾整齐。 变回了原来的那个陆校长。来访人王静书，登记身份为。陆老师。你们来了。陆老师，我们商量了一些修复战炉的方案，想跟您探讨一下。好，进来吧。八星系封闭以来，已经爆发了十几次武装冲突。来访人。陆老师，陆老师，你们来了。总长修改了宪法。 默认了陆老师代理时恢复死刑的做法，强势推行了一系列政令。陆老师，我们也来了。陆老师，修复战炉算我一份吧。是啊，我们也是工程师，大家一起。八星系从上到下都节衣缩食到了极致，所有人都在动荡与不安中艰难度日。战炉身上是可变形材料，每颗价值六百万第一星币，这种造价。 除了联盟中央，没人遭得起。嗯，能不能用其他材料代替呢？就算有代替材料，技术问题也很难攻克呀。喂，你坐的是我位置，没有那么多椅子，凑合一下，地上也能坐。他们一群人，每天像猴子一样。家里人多，我把你的东西都搬到阁楼上来了。 拥挤了一些，不要介意。放心，我不会乱动的。这些东西，李…… 等以后慢慢再研究，说的对。哎，我说各位啊，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是请了长假，不是把工程部的办公地址改到我家了吧？物资紧缺，大家都吃配给，少爷家也没那么多余粮，半年的咖啡储备都让你们给祸害完了。大家赶紧散了吧。没关系，陆老师，我们跟总长申请了，特批给你几袋咖啡豆。战炉的数据库如果不能修复。 我们在技术发展方面至少多走百年的弯路，您不能把我们排除在外啊！对对对啊！再前沿的技术能否应用，也得看有没有生产力做基础。第八星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秩序。总长大概理解错了，战炉，战炉应该属于一个长期战略。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别跟着我瞎耽误功夫。陆老师，你不用解释，其实我们知道，那都是你请假的借口。 你觉得修复战炉数据库是你的私事，不愿意拿自己的私事给大家干。嗯，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从穷乡僻壤的红霞星出来，从一个人造生态系统维护工人变成工程部的工程师，是因为我愿意跟着你，而你也选择了我。对，是对，对，上班没有时间，我们可以下班再来。陆老师，是你跟我们说工程部是一个团队的。是啊，是。陆老师，咱们部门的宗旨不就是永远挑战更难的吗？对，对，更难的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来了。来了，来了。那好吧，哎，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多带些干。 八星系独立的第一年，我们艰难地熬过了经济危机、粮食危机，还有内部冲突。启明星绕第八太阳公转了一周，再次回到了引爆跃迁点那一天的位置。爱德华总长正式公开宣布，将这一天定为独立日。八星系废除星星历，以独立日作为第一天，一年的长度更改为四百三十六天。整整一年过去了，战龙。 第一次重启成功。您好，我是人工智能战五。很抱歉，由于系统故障，我现在不能为您服务。即将进入自我修复程序，预计耗时约八百小时，请耐心等待，并保证能量供给。兄 <laughs> 弟太好了！我就说这肯定能行，工程不牛逼！牛逼！们，我 星系跃迁点炸光之前，林，你有没有只言片语的留言给我？哪怕只是一句没什么用的叮嘱。谁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啊，陆老师。有事吗？呃，那个，战炉重启成功，大家想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。哦，你们去吧。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嗯，陆老师，我跟你讲个事儿啊，说完我就走，一分钟也不耽误。嗯，你说。你还记得那年变种彩虹病毒爆发吗？图兰卫队长当时派我在中央广场派发抗体，后来有人揭发我们的抗体是假的。啊！拿到抗体以后尽快离开，不要拥堵，也不要在人群稠密的地方聚集。 什么？谁是骗子啊？哎，那个，我好像听见了，他说那个什么不是抗体，什么？那他妈发的是什么？你们拿着抗体，随便找个药房化验一下就知道，这里面装的根本只是没用的安慰。少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们根本就没有抗体。我们正在向陆队长汇报，非战斗人员先撤离。黄小姐，请跟我们的人走。 他们发抗体的人都穿着隔离服，要是么？你要到哪去？这些人为什么发成这样？我们要交代，给我们交代！吓人！喂，抗体的数量有限，每个穿着隔离服的人都没有打过。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我正好能轻松一点。隔离服我已经脱了，你们都看好，这是和你们手里一模一样的抗体。 我给自己注射了，这样你们放心了吧？特效抗体也不是万能的，对不同体质的人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如果发现自己感染，说明抗体效果对你们来说并不好，就立刻到医院去。我再说一遍，还没有领的按秩序排队。已经领了抗体的人，请马上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你给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为了告诉我，你这个空脑症也能免疫变种病毒？当然不是啦，嗯，这你肯定知道。 哎，我说陆老师，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好了好了，我明白，你很勇敢。不，我不勇敢，我其实很怕的。那你为什么还敢脱下隔离服？因为你啊。当时我被吓得六神无主，满脑子都在想，如果陆老师在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他都能让我这个空脑症开着机甲上天，那还有什么做不到？还有什么不可能？所以，陆老师。 万一也是万分之一，它不等于零。空脑症就是人类中的万一，你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万一，干嘛要放弃自己的万一呢？对不对？谢谢你的安慰。你真的长大了，锦书。 <laughs> 也不看我这说教的本事是师承谁。 <laughs> 好了，我先下去了啊，等你吃饭哦。嗯。 你跟总长休假了。嗯，战路已经开始自我修复了，我也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。谢谢你，带我来看我父亲。感觉很久没见你了，陆校长。哦，是吗？你好像变了个人，又好像没有变。 <laughs> 到了。 这就是他的墓。我们当时只找到了他机甲的残骸，还有一封遗书。我们把它刻在了墓碑上。没关系，小子，反正你是我从垃圾箱里捡的。 <laughs> 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老陆。 真像是一场漫长的噩梦啊，老爸。打开工作日志，开始录制。战炉自我修复完成，耗时八百六十七个小时。 您好，陆校长。湛卢，虽然没有实体，但是能再次见到您，我觉得十分欣慰。您憔悴了不少，湛卢，林将军怎么样了？你的主体跟着他吗？魏队长，我们在回归地下航道的途中，意外遭到星际海盗伏击，他们引爆了跃迁点，整个七八星系联军全军覆没，将军的指挥间被炸毁，我的主体已经在爆炸中焚毁了。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过没：人类起源于信仰，人类也将毁于信仰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。 第十七期。以前这里还是很热闹的，因为地处七八星系边界，走私犯络绎不绝，七星系的执法人员追得他们四处乱窜，正经商队路过，要雇一些不那么合法的私人武装以保安全。哈瑞斯先知。 您的茶。沃尔夫那边现在怎么样？啊，第一星系的民众以非暴力方式反对光荣团政府，结果遭到了武装镇压。沃尔夫借机把中央军和联盟军联合在一起，把自由军团赶到了地下，目前正在与挟持了一星系民众的光荣团对峙。从八星系出走时。 我还是选择了相信沃尔夫。当年反污会的曙光，在白塔湮灭，我们失去了一切。在域外苦苦挣扎的时候，是他从天而降，帮我们活下来。他为联盟也算是鞠躬尽瘁。虽然后来与联盟离心，但他始终未曾追逐过名利，未曾贪图过什么。 如果谁还能理解白塔之殇，那就只有这位乌尔夫元帅了。放心吧，光荣团是斗不过乌尔夫的。先知为什么这么说？狂躁派的几个重要人物被暗杀之后，我们被乌尔夫一手推到前台的。虽然掌控了局面，但组织毕竟元气大伤。 这就让联盟和中央军能够腾出手来，集中力量去对付自由军团和光荣团。七霸星系间的这场战役，从一开始就只是针对林敬恒量身定制的暗杀。正因为伍尔夫足够了解林敬恒，才能置他于死地。连林敬恒都死了，还有谁能斗得过伍尔夫呢？如果白银十位…… 没有被路上的战火绊住，及时赶到了第八星系。那场战争的结局将会天翻地覆。而林敬恒，他还记得自己的身份。在他默许白银十位拯救其他星系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 总长了！对对对，总长陆总长好！陆老师，这是总长的体检报告书。还有多长时间？经验上看，大概会在三到五个月之间，但后期病人会很痛苦，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真的熬到自然死亡的那天，大部分人会选择安乐死。那静养呢？您知道。 波普反应，严格来说与生活习惯没有关系。嗯，朱老师，总长还让我把这份任命书转交给你。谢谢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啊！我的气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啊，原来是气球挂到石像上了。啊，不哭不哭，叔叔帮您取下来。陆陆陆老师，呃，不是。 陆总长，那可是喏，乖，给你，不哭了啊。谢谢，谢谢陆总长。你想说，那可是陆信的石像，对吗？你觉得陆信将军会介意吗？啊，不不不会。我破译了已经停止运行的禁国，虽然只剩下一点数据记录，但是在那份名单里。 几乎包含了伊甸园管委会全体，还有哈登博士、伍尔夫、林敬恒。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？你走的时候还相信自由宣言吗？我不信了，我将来会铲平了他。没有对死者不敬的意思，别见怪啊，陆将军。当然，现在还不行。 我还需要这段垃圾维持社会秩序。脆弱多难的第八星系，还需要这么一段精神鸦片。辛苦了，自由宣言万岁！毕行，我知道，把整个第八星系的命运交托给你，对你来说不公平。我也知道。 你对领袖这种身份并不感兴趣，但有时候不是我们找到了使命，而是使命发现了我们。所以，我正式任命你，陆必行，为第八星系新任行政总长。希望在你的带领下，第八星系能早日像你做的那个星空模型一样璀璨繁。 哈瑞斯先知，据说第七星系在那一战里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，死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逃到第八星系去了。安克鲁死后，软塌塌的七星系政府没有脊梁，现在萧条的跟域外一样。历史总是在进行大同小异的轮回，这是人类自身无法干预也不可避免的命运。就像我一直反对的女娲计划。 人们傲慢地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技术掠夺大自然，不肯接受自然选择，几千几万年未经筛选和进化，我们试图重启人类进化进程的行为，难道就不傲慢吗？哈瑞斯先知，我们还是准备回航吧，再往前走，也没有意义了。八星系把跃迁点清理干净了，现在那里除了残骸。 什么都没剩下，我的结局也是注定的，必须要受乌尔夫的摆布，必须要替他当这个傀儡，因为白塔在上，不管未来人类往哪个方向发展，我不能看着新兴立纪元以流血结束，哪怕我知道乌尔夫的真面目，也知道平静建立在谎言和罪恶上。先知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您的自酿酒装了几桶到小生态舱里。 从星舰舱门里推出去了。嗯，不知道陆必行怎么样了。什么都不探头的人，不一定是圣人，也可能是个疯子。检测到生命体征，检测到生命体征。我的天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 不是，不是，他醒了。不是，他醒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明白，原则和信念这种东西，像脆弱的花，美则美矣，却只有在温柔舒适的环境里。 才能存活。而当他们进入丛林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些曾经以为高尚无比、宝贵无比的东西，都是智库，都是绳索。如果不能及时放下，那么不管是力大无穷的巨人，还是机巧玲珑的智者，都会被绑在那里。任。 世间的仇与恨，活着与死的灵魂，让谁沉入沼泽，又让谁陷入深渊？穿过时空流年，飞越宇宙瞬间，心海波光璀璨，照亮凡尘的悲欢。 期限，爱与恨的变迁，自由的梦，成灰烬也不会被掩埋。风在笑，雨在摇，雪在升旗在飘，涅槃重生，依然不忘。 的照片。